第一百零七集，时装秀结束的第二天，那位美国同事就退房飞回美国了。林和熙还在假期内，自然也就没有和对方一起回去。送同事去机场的路上，赵明流还打来电话提醒他，酒会当晚不要爽约。林和熙十分坦然的答：“我看着像是会爽约的人吗？” 赵明流闻言，意味深长的笑一声：“化妆室已经提前预约好了，衣服都不用你自己准备，我今晚就让人去买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”啊？林可熙还真就认真想了想，像是脑中已经有了大概的轮廓线条。他答得流畅而自然：“假发要黑色的长卷发，裙子和鞋子要显腿长的。具体要什么样的，你叫你的人问问导购员吧。” 行，赵明流应的相当爽快，又问了他的身高和尺码，最后暗示他：“哎，我还给你准备了惊喜。”了解对方的行事作风，林和熙对他口中的惊喜持有保留意见。惊喜就不用了，别给我太大的惊吓就行。赵明留在电话那头淡笑不语。尤崇和下属去外地出差。 原定是万圣节后一天才回来，反复调整行程表以后，终于在前一天完成所有工作，将其他人留在酒店里收尾，自己赶在万圣节当天下午飞了回来。他到家里放下行李，匆匆洗了个澡，换上干净衣服，就要去酒店里找林和熙。人还未出门，却先接到周轩的电话，得知他已经回来，对方叫他晚上。 去参加酒吧里的万圣节主题酒会。尤崇对此兴致缺缺，此时只想早点见到林和熙，张口就要拒绝。周轩在电话里道：“赵明流让我叫你过去，你真不去？”尤崇道：“晚上我有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去找林和熙。”周轩懒洋洋笑一声：“万圣节是国外的节日，他在美国待了好几年。” 没准啊，早就已经出门过节了。你事先约过他吗？油虫沉默一秒，没有。对他的回答早有预料。周轩道：“好，我打个电话帮你问问。”两人先挂掉电话，已经走到玄关口的油虫又返回客厅里坐下。两分钟以后，周轩再次打电话来：“我问过酒店里的人了，他们说林和西不在房间里。” 尤崇只得暂时打消去找林和熙的念头，上楼回房间换了一件黑色衬衫。他们先去市中心的餐厅里吃晚饭，再踩着酒会开始的时间点进酒吧。明明不是情人节，成双成对来餐厅吃饭的情侣却多到随处可见，就连电子菜单上摆在首位的也是情侣套餐。周轩和尤崇两个单身男人坐在其中。 尤其引人注目，他甚至都有些后悔叫油虫出来吃饭。等待服务生上菜的期间，撑着下巴，百无聊赖的瞥向油虫。哎，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太不走运了点？什么时候出来吃饭不好，偏要挑个过节的晚上？对面坐的还是从小看到大的兄弟，实在是没什么意思。油虫闻言，面露嘲弄。 不要把我和你混为一谈，我和你不一样。周轩轻嗤一声：“是 <laughs> 哪里不一样？我单身，你也单身。话是这么说，没错。”尤虫慢悠悠的点点头，而后哼笑一声：“ <laughs> 今天我还是单身，明天可就不一定了。但是你……”他先眸扫对方一眼：“今天是单身，明天依旧是单身。” 周轩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万圣节酒会晚上八点开始。尤崇和周轩到的时候，已经看见有人陆陆续续在进场。门边站着核查客人身份的酒吧安保人员，那些人似是提前做过培训工作，认识尤崇和周轩，并未让他们报查询会员的任何信息，直接恭敬的请两人入内。 门内通往酒吧里还有一段路，第二扇门边也有内部人员站岗，提醒每位客人从礼物盒里拿面具和糖果。男性客人和女性客人的面具皆有不同的样式和颜色，但颜色相同的面具在设计上都是情侣款。尤虫随手挑了张样式普通的黑色面具戴上，转身将拿到的糖果盒丢给周轩。 猜到糖果盒大概就是今晚在酒吧里和其他人互动的工具，周旋满心愉悦地收下了。进入第二扇门内，才算是进入酒吧中客人活动的区域。服务生立在两侧，给进门的客人分发酒水。两人各自从身侧服务生手中接过红酒，朝卡座区走去。酒吧里温度比较高，空气又燥又闷。 油虫坐下来以后，伸手去解衬衫上的前两粒扣子。扣子解开以后，那只手还没放下来，就有戴面具的年轻女人贴过来，抬手抚上他衬衫衣袖下肌肉线条起伏的手臂，舌尖轻卷，嗓音暧昧的问：“先生，有糖吗？不给糖就捣乱哦。”油虫神色淡漠地推开他，开门见山道。 我对你没兴趣。女人失望不已的离开。旁观全程的周轩将握在手里的糖果盒抛入上空，又动作精准的接住，而后兴味盎然的挑起眉道：“哎，有点意思。”有虫闻言瞥他一眼：“怎么，你有想法？”本来是没什么想法，不过一改先前吊儿郎当的模样。 周旋满脸挑衅的扣了扣桌面，“你不是说我明天脱不了单吗？我今天就在这里，找个人脱给你看。”尤崇不以为意的点头，语气里染上几分淡淡的嘲笑，“ <laughs> 那我等着看。”周旋说到做到，果真抬头在整个酒吧内认真物色起目标来。尤崇垂眸品尝杯中红酒的短暂功夫，周轩 似是就已经有了锁定的人选，示意他抬头看吧台。哎，那边那个，怎么样？尤虫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然后看到了一个女人。对方虽然是坐在高脚凳上，却也不难根据身材比例判断出她长得十分高挑。这天晚上，酒吧里的灯光不算暗，尤虫可以清楚的看见。 对方穿着一条黑色的亮片吊带短裙，又黑又长的卷发随意散落肩后，摆头间隐约可见长发间亮晶晶的耳环吊坠，脸上戴着和自己相同样式的黑色面具。与男款面具不同的是，女款面具上还镶嵌有珠链的玫瑰花纹。整张面具恰巧从眉眼部分遮到鼻尖上方，露出高挺的鼻尖。 和形状漂亮的红嘴唇来，由此可见，对方取下面具以后也不会难看到哪里去。从线条精致的下巴边继续往下走，能够看见对方修长的脖颈上带着黑色的镂空图案项圈，吊带裙的长度刚好到大腿中部，黑色短筒靴没过小腿脚踝，裙子的下方，靴子的上方。 两条笔直匀称的长腿露在空气里，皮肤在灯光中白皙而光滑。三两个男人围在他旁边，久久不离开，他却只专心致志地将糖果盒握在手心里把玩，从头至尾都未曾开口搭理过任何人。分明只是个陌生女人，尤虫却莫名看出了几分熟悉感来，他不由得多看了两眼，察觉到她的异常。 周轩轻啧一声，调侃道：“哦，我都差点忘了，他那副打扮是你以前喜欢的类型吧？”尤虫没接枪，收回目光道：“你看上他了？”周轩摸着下巴，如实答：“也谈不上看没看上，只是我在酒吧里物色目标，当然也是要挑人气最高、最难拿下的那位喽。”他拿着那杯红酒起身，懒洋洋的掀起眼皮来笑。 可惜打扮再合你的胃口也没用，你现在又不喜欢女人，所以，注定只能是我去喽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尤虫也从桌边站起来，语气里裹着漫不经心的笑意。我就等着看，你能不能把它拿下了。